课文二，在教室。你觉得小红怎么样？他又聪明又热情，也很努力。我看他总是笑着回答老师的问题。他对每个人都笑，也常常对我笑。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喜欢他的人太多了，你看那些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的。 都是等他的。生词：聪明、热情、努力、总是、回答、站。